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四十四集。林青霄突然沉默下来，洛寒没有发现身边人的异常。 他走在回廊中，不由得想起之前他和林青霄游历的时候，林青霄也是走到哪里买到哪里，一路置办无数地产。他有些怀念，带着谈笑的口吻说：“之前我和一个朋友游历的时候，他也喜欢置办地产，他不肯住客栈，一路买园子，还不肯买小的。我记得我们曾在一个小城停留过，那时正值冬天。” 城中有一个很漂亮的湖，终年不动，雪后会绽放渊兰，它叫……洛寒一时想不起来小城的名字。林清霄听到，自然接话：“凌香城。”洛寒一怔，惊讶地回头看他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林清霄微顿，片刻后委婉地说：“我是天帝。”哦，洛寒敲敲脑袋，差点忘了林清霄是天帝。 他统治全天界，自然熟知治下任何一个小城。洛寒有些感叹说：“哎，博闻强志，真好。你也是这样。”也，林清霄很轻易就听出来，洛寒的未婚夫同样熟知天文地理。被人比较，实在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，尤其是那个人他还不认识。说句恬不知耻的。 林青霄在仙界这些年，也算见识过不少能人才俊，可是足以和他匹敌记忆力和知识面的一只手就数得过来，这其中还包括玄龟这类老化石。如果洛寒口中的人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，见识渊博、博文强志，林青霄不会不知道。林青霄不知道怀着什么心理，悠悠的问：“你总提起你的未婚夫。” 不知此人年纪多大？怎么就能跟我相提并论了呢？林青霄说出这句话后，自己愣住了。往常不乏有人在林青霄面前吹捧子之他不过是一笑置之。但是这次，他竟然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胜负欲。他为何会做这种不成体统的事情呢？天底下不止他一个人记忆力好，也不止他一个人博览群书。 他怎么能心存比较之感？他到底想证明什么呢？洛寒提起大明城，顿时想起他和林清霄游历时的那些岁月，故而也没有注意到身边人的变化。洛寒颇有些怀念地说：“他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当得起年少有为这类赞誉的人。他可能是一千岁，也可能是一千五百岁，看按哪个标准计算罢了。我来这里后遇到了许多人。” 有人沽名钓誉、阴险狡诈，有人心怀大义、身兼美德。然而，所有人中，唯一让我钦佩的，只有他。林青霄刚刚还在自我反省，现在听到洛寒的话，他的心态又失衡了。年少有为，真心钦佩，还是唯一？林青霄完全不想搭话，洛寒却像打开了话匣子一般，不断说道。 最开始的时候，我怀疑他，防备他，还故意用一个毫无理由的约定绑住他。但是他从来没有失信，当真将我保护的很好。几次遇险，他都毫不犹豫的挡在我面前。平心而论，同样的情景下，换成我，我未必能做到，但是他却可以。我一直在想，这一生，除了他，恐怕再也不会有人对我做到这种程度。 林青霄听到后沉默了。洛涵说他做不到，可是这些天，林青霄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，觉得他也可以。每个人表达感情的方式都不一样，未必非要挡刀挡枪、出生入死才是爱。林青霄感觉到，他对另一个人感情如涓涓细流，连绵不绝。他的感情像水一样温柔坚定。 看起来可能太过平淡，不如对方的汹涌澎湃。然而，唯有这样的爱才是自信而健康的。若是两个人都激烈，反而走不长久。林青霄停顿良久，觉得自己刚才的想法非常可笑。他便是争出高下来又如何呢？在他心中，他的意中人自然什么都好。林青霄忽的羡慕起那个人。 他不知道此人是谁，可是能被洛涵这样信任着、期待着，真好。洛涵说起那个人时，眉飞色舞，眼睛都是晶亮的。林青霄回想起自己这一生，竟想不出有谁对他心怀期待，有谁关心他的衣食寒暖。以世俗标准评价，他的一生大概也是青云直上、传奇成功的一生。然而。 出生时，他的父亲不喜欢他；身份揭露后，他的母亲不愿意认他。他成长至今，师兄、师妹、长教、师长，无一人真正关心他。他对其他人来说，只是个符号。求学时是模范学生，入世后是模范臣子，等登基后继续扮演一个模范的帝王，只能以好而存活一世，真是可悲啊！ 林青霄无言，在门口，林青霄止步说：“今日你好生休息，明天一早，我们就去极乐楼。”“嗯。”洛寒惊讶，“这么快？”“没必要耽误时间。”林青霄淡淡的说，“早日将上古经书的事情解决，你也能早点回去找你的未婚夫。这么久找不到你，他可能会很担心。”洛寒惊讶，他当然是想赶快回去的。 但是他没想到林清霄会主动提出。洛寒其实很想告诉他，他心心念念要寻找的人本来就是他。可是洛寒从仙魔大战现场穿越，后来又调回大战现场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界定现在、过去和未来。他若是贸然告诉林清霄真相，很可能会触犯因果戒条，到时候时空法则一层影响一层。 引发蝴蝶效应，很可能最终效果就截然不同了。他好不容易解决了过去的危机，绝不能在这里给自己埋下隐患。洛寒嘴唇动了动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笑着安慰他：“谢谢，你放心，将来你身边也会出现一个人，愿意陪着你同生共死，共度余生。”经过这段时间的暗暗打探，洛寒可以确定。 林青霄确实和云梦涵没有往来，闹得轰轰烈烈的兄弟争一女之事，似乎另有隐情。洛寒无疑松了口气，说他自私也好，说他小心眼也罢，反正他无法坦然面对林青霄另有他爱。洛寒也考虑过两个时空这个问题，他回到过去后，这个时空会出现另一个他吗？按道理，回到过去后。 如果有人改变了过去，未来也会做相应的调整。如果他在过去和林青霄结为夫妻，理论上后世的他也会多出一位妻子。只是洛寒现在无法界定过去和未来，他也不好说这两个人谁是因，谁是果。洛寒欲言又止，林青霄听到只是笑了笑，说。 不是其实他并不相信。林青霄回到自己的屋子，继续处理堆积的政务。可能是最近连轴转的原因，林青霄写到一半，渐渐觉得神志倦怠。他伸手抵住眉心，想要喝茶提神。茶水拿到唇边，他才意识到里面被换成了养神的仙露。天宫侍卫没有这份胆子。 敢做这个决定的，必然是洛寒。林青霄手里握着杯盏，脸色越来越沉静。侍卫未免太听洛寒的话了，他用了几千年的东西，他让他们换，他们就真的换了。可是林青霄又知道不能怪侍卫，上行下效，他们会这样做，还不是因为他的态度？林青霄对洛寒太纵容，纵容的超乎常理。 下面人揣测他的心意，自然会自作主张调换他的用度。林青霄忽地感到茫然，他并不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，相反，他对人的防备极重。帝王巨是孤家寡人，他成为天帝这四千多年，已再也无法和任何人成为朋友。但是洛寒却像一道光，毫无道理地闯入他的世界，肆意将里面搅得一团乱。 洛汉为什么不怕我？我为什么无法对洛汉狠得下心？思路纷纷杂杂，林青霄想不明白，就只能暂时抛过，专注正事儿。他本来都将手中的杯盏放下了，但是鬼使神差的，他又重新拿起来，细细抿了一口。入口清淡，味儿甘，略带茶香，很符合他的口味。林青霄争冲间。 耳边仿佛响起一个女子的调侃：“你不吃甜，不吃酸，不吃苦，不吃辣，那你到底吃什么？果然是老年人口味吧。”这是谁？不知道是不是喝了仙露的缘故，林青霄才批了两份折子，莫名撑在桌边睡了过去。他又梦到那些片段，这次细节比之前还要详实。他站在一座热闹的城池中。 两边是狂欢的人群，每个人脸上都戴着面具。他低头看，身侧站着一个女子，头上顶着毛茸茸的耳朵。他没忍住，伸手捏了捏。女子抬头，一双眼睛如珠如画，两边的灯火倒映在她的眼中，宛如幻梦。场景再度变化，这次又回到了上次那个雪后小亭。 这一次场景更加细腻，他亲眼看着自己握着什么人的手，将一团墨迹改造成吞元兽的模样，随后勾勒出天空、湖泊、枯枝、白雪。有一个女子在他耳边问：“如果我不想成婚，想要一辈子放纵不羁、自由自在呢？”林青霄能感觉到自己很不情愿，还是忍痛应诺道：“可以。” 那个女子笑了，又问：“那我要离开天启界，去其他时空？”梦境到此骤然碎裂，一股暴力如决堤般爆发。林青笑猛地惊醒，发现身边的杯盏已经被他的灵力震成碎片，门窗、书架、屏风上也全是尖锐的冰刺。林青笑怔了一下，挥手将所有冰层化解。他暗暗奇怪。 除了刚刚步入修炼之途，还没学会收放体内寒气外，之后他再没有出现过无法控制灵气的情况。他怎么会失控到这种程度呢？他灵力只爆发了一瞬间，之后马上被他收回。外面的云层被林青霄的灵力勾动，下起暴雨来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